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门。我们这里有多少男人在你们家里面是长子吗？好，现在有多少人在你们家里面有长子，但是长子不是你？那么你们这些人？ 你们曾经有没有嫉妒过你们家的那位长子呢？有没有嫉妒过他，或者至少觉得非常不公平？因为他有那长子的位置，所以他就特别受到你们家父母的宠爱和注重。在传统中国家庭，长子就是有那特别的位置。 长子有很多特权，包括父母死之后，遗产大部分或全部都归到他那里去。那么，你们若不是长子，但是还是儿子，你的情况大概还是比你们家女儿好。传统中国家庭就是重男轻女，很明显。 我自己在澳门、台湾当传教士的时候，也看到很多例子。比如说，如果有住在又传统又拜祖先的家庭的高中生或者大学生，他如果想要受洗成为基督徒，如果他是女孩子的话，就容易多了；但是如果他是男孩的话，就比较难，甚至非常困难。你们大概都知道为什么。 在那些拜祖先的家庭里面，女儿就是不重要的，反正她很快就嫁给人，变成在另外一个家庭里面。但是儿子呢？哇，如果儿子姓主受洗的话，那么当他父母死后，谁会拜他呢？谁会烧纸钱等等呢？那些想要受洗的男孩就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虽然西方国家比较没有拜祖先的背景，但是以前的西方国家，甚至现在一些家庭还是有那个重男轻女的习惯。圣经时代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因此，当圣经提到儿子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这儿子是非常重要的，也非常宝贵的。 这儿子就是有儿子的特权和遗产。我们今天崇拜的圣经经文都讲到这儿子。在这些经文里面，这个儿子有的时候是指耶稣，有的时候这儿子反而是指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基督徒。首先，我们今天的入坛词最前面和最后面的两行就是所谓的应答文。 是这样说：以色列，以色列年老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很清楚，这儿子是指以色列人。上帝将他们从埃及，他们在那里当奴隶，找他们找出来。但是这先知和西亚的话，关于上帝的儿子，也是指耶稣。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这个。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就业经文，从以赛亚书第六十三章，上帝在第八节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但是在原文希伯来文，这个子民就是儿子，就是儿子。这里的儿子是指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儿子。但是我想，这段大概也是指耶稣。 接下来是我们的福音书经文，马太福音第二章十三到二十三节，在那里我们看到，上帝当耶稣可能是差不多一岁的时候，上帝那时候叫约瑟把耶稣带到埃及去，然后几年后，上帝又叫约瑟把耶稣带回以色列。那么马太在那里就告诉我们，这耶稣去埃及又回来，是为了应验。 我们刚才在入坛子已经看了旧约先知和西亚的话的预言说，我从埃及找出我的儿子来。马太说和西亚的话就是指耶稣，主要是他当上帝的儿子。这段马太福音的经文也很清楚，让我们了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而不是约瑟的儿子。 在这段有四次，我们读到这孩子和他母亲，但是我们都没有读到约瑟是耶稣的父亲，这是因为约瑟不是耶稣的父亲，上帝是耶稣的父亲，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好，现在剩下呃，我们今天正到主要的经文，我们的书信经文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 在这简短的四个经节里，保罗六次讲到儿子，其中两次保罗是指耶稣，剩下四次他是指着我们基督徒。我们现在再听一次这段：及至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 简单来说，因为上帝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把我们救赎出来，所以我们自己现在也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现在仔细一点了解这个事实。首先，我们要记得这个经文所讲的儿子。 就是指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重要、宝贵、有特权的儿子了。我们这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就说，上帝差遣他宝贵的、疼爱的、唯一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以下，这真的不简单了。父上帝愿意让他儿子成为我们人。 这就是为女子所生的意思，并且上帝愿意让他的儿子生在律法以下，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虽然耶稣上帝的儿子是律法之主，他在律法之上，因为他是定律法的，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当人的时候，就愿意反而成为在律法之下的。 受这律法的约束，也需要遵守它，因为上帝的儿子本来就是完美的，他不需要受这些。但是为了救赎我们，上帝的儿子就愿意卑微他自己，成为律法之下。耶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一方面主动地代替我们完全遵守律法，成全那律法。 另一方面，他被动的又代替我们在律法之下受律法对所有罪人的咒诅，特别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就是耶稣救赎我们的大功。我们所有的人本来是在律法以下，但是我们罪人自己没有办法遵守这律法，我们只能受他的惩罚而已。 但是上帝还是爱我们罪人，在他的大爱、大怜悯里，他就差遣他唯一的儿子，这儿子成为人，并愿意代替我们在律法之下完全释放我们。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经文第五节说，耶稣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 得着儿子的名分，有没有注意到？现在我们罪人得着上帝儿子的名分。我们本来因为我们的罪是受律法的捆绑，是律法之下的奴仆，但是现在因着耶稣救赎大功，我们得着上帝儿子的名分，这非常伟大。无论你是男的或女的，这是无所谓的。 你现在在基督里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是得到儿子一切的好处、一切的看重、一切的特权。第六节说：“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因为借着耶稣，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子。 所以上帝也就赐给我们圣子耶稣基督的灵进入我们的心，因他是上帝儿子的灵，所以他当然会呼叫阿爸父。这圣灵从我们里面呼叫这个，这就表示我们自己现在也真是上帝的儿子。圣灵给我们作证。第七节继续说。 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是的，我们以前是奴仆，我们在律法以下当奴仆，我们是罪的奴仆，是撒旦的奴仆。但是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就靠着上帝为后嗣。 其他中文圣经的翻译说：“既然是儿子，就借着上帝也是继承人，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继承，我们承受儿子的遗产，儿子的产业就是天堂的荣耀，非常了不起。这真的是美丽的福音。我们是罪人，我之前问你们不是。” 长子的人，你们会不会嫉妒你们家的长子？会不会觉得不公平？要不是因这个原因，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长子没有，我们都不满意上帝如何创造我们和他所给我们生命的呼召或角色。我们或许不满足上帝给我们生在我们那个家庭。 或不满足我们的孩子是那样子的，或不满足没有孩子，或没有配偶，不满足现在住在 Evansville 这个城市里面，不满足现在我们有那个工作等等，我们至少偷偷地在心里与上帝抱怨，觉得不公平，觉得我们的想法当然比上帝的好，哎呀。 我们就是想要自己当上帝的罪人，我们本来也就是罪的奴仆，我们本来也在那定我们的律法之下，只应该受惩罚的。但是，因为上帝奇妙的爱我们这些罪人，他差遣他的儿子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降到这世界上。耶稣在这里替我们遵守律法。 也替我们受律法的咒诅，因此我们这些罪的奴仆，自己就变成上帝的儿子，并得到上帝儿子、上帝长子的特权和遗产。这都是上帝的作为。我们是完全被动的，被上帝收养的。我们完全被动地得到长子的名分，就像。 属肉体的长子，他也没有做什么，成为长子。现在呢，我们的情况比我们家的长子好太多了。在这世界上，他这个长子所到物质的东西，可能会比我们得到的多。但是我们根本不必因为这样而嫉妒他。我们有上帝儿子永恒的产业，在天堂里面。 我们不用嫉妒我们家的长子，他若还没有信主，我们反而多为他祷告，因为虽然他是长子，但是他的情况很可怜。他长子的祝福是那么短暂的，那么一点点的。要是你们家的长子已经信主的话，那么你们两个就一起欢喜快乐，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天上的父所白白赐给我们的，赐给我们的是好的无比，是的，感谢天父的恩典，阿门。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以免，阿门。